四念住第一天的课程结束了，大家要知道，这个内观的技巧和你们的练习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就这个课程是个特殊的课程来说，你将试着去了解成就正觉的佛陀关于这个内观技巧的谈话。佛陀的话。 代表着一位完全觉悟的人真实的话语，每一个字是如此的具有启发性，充满着智慧。每一次佛陀的教导与开示是这么甘甜与珍贵。所有佛陀的教导和开示，他们就像一个大大的甜饼，不管你从哪个部分切下来享用它。 你都能尝到有如甘露一般相同的法味，但是我们特别选择的这篇佛陀的教导，是详尽的探讨有关于你们正在练习的禅修技巧。最好精进的救生能试着去了解这个禅修技巧，来听听佛陀他自己。 实际上是怎么说的？而能更清楚的了解佛陀要我们做什么，和我们又做了什么，能更详细、更清楚的去了解在禅修上的理论面貌，进一步消除任何关于技巧上可能发生的困惑与混淆。很不幸的。 很多混淆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由于热切的想开始教导别人，有的人只是参加过几次课程，没有受过适当的训练，也没有深入的了解这个修法，他们开始在这个禅修技巧上加入并且混合很多东西。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西方，也发生在印度。 在印度，大部分是发生在那些对于他们的宗派之见有很大的执着，却没有禅修方法的人们身上。他们仅仅参加过几次课程，对这个禅修技巧只是表面上的了解，就开始教他，并且加上他们自己的色彩，宗派上。 我哲学上的信仰与意见掺杂很多东西，所以当修习内观的学生到他们那儿去参加课程，这些学生变得困惑不解，因为他们想，这个人是果英卡的学生，参加过内观课程，现在也已经开始教导别人了，但听了他所教的。 到底是这个对呢，还是那个对呢？产生很大的困惑。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西方，在西方，令人不解的情况也已经产生了。人们虽然以这个禅修技巧为基础，但是他们是以自己的方法来教的，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是用不同的方法教的。 只是要让他有所差异，他们会说：“我们教的是四念住 （sati b a v a n a 而你们和 a 宴 a 所学的是内观 （vipassana）。这种说法实在令人困惑。四念住就是内观，内观就是四念住。我们研究这部经典，将澄清。” 一些事情，同时在更深的层次上来了解法，并且和佛陀金口宣说的每一个字句相印证，这会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鼓舞，并且引导我们如何修行。因此，禅修的技巧是一样的，但晚上的开示。 则有所不同。我们将研读整个《大念住经》的经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佛陀针对内观禅修的这个课题详细所给的教导。法有三种面貌，我们也可以说法有三个重要的层次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叫。 理论巴利雅定八天之中，你会听到一些巴利文的字。刚开始对你而言是陌生的，但慢慢的，你将会开始了解这些字的意思。稍后的时间里，你可能进一步对佛陀当时所说的这种古代语言发展出实际够用的知识。 你会发现，每个字是如此具足启发的意义。假使你发展出实际够用的知识，假使你是个好的内观禅修者，你也会注意到，当你听到这些佛陀的字句，就如同这些法是为我而说的，是佛陀亲身在引导我。 他正在告诉我如何修行，每一个字对你会是如此的深具启发性。但是这只是开始的阶段，所以了解少许的巴利文将会是有用的。三个阶段当中，第一个是理论巴瑞亚蒂，这是指在知识的层次上。 对佛陀的教法，深切而足够的知识。人们所听过、看过的任何觉悟圣者所说的话，叫做理论 v a r i y 任何一位曾听到过觉悟圣者所说的话这样的人，我们叫他是一个听法者 s u d a a 是达嘛是巴利文，是指一个人已经听到、听过的。对一个从没听到过的人来说，要了解什么是法是相当困难的。对这个人来说，法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宗派的信仰，一种宗派哲学上的信仰，可能是一种典礼、一种仪轨或是一种宗教上的仪式。他们的一生。 将仍旧和这些东西牵扯在一起，而始终不了解法，因为他们不曾有机会听到或看到觉悟的人所说的法，他们不可能了解，他们也不会了解。法是全人类的，法是普遍的，对他们而言，法只是一种宗教。 哦，这是一个佛教徒的宗教，这是一个印度教徒的宗教，或者这是一个基督教徒的宗教，一个回教徒的宗教，或犹太教徒的宗教。这些人仅仅用这种方式来了解法，但是如果他们听了什么是法，他们将会明白，法是法则，法是真理，法是自然。 自然的法则是全宇宙、全人类普遍存在的，它不能局限于特定的宗派或团体，它是适用于个人乃至全体的。自然的法则是普遍适用的，因此，一个听法者苏的瓦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至少。 他已经听闻了什么是法，至少他已经听闻了如何去实践法，至少他已经听闻了如何将法应用在生活里。听法者跟非听法者阿苏德瓦比较起来，是一个幸运的人。非听法者不曾听闻。 不曾听闻任何有关于实相的道理，也就是说，普遍的实相、自然的实相的道理，这个人始终无法了解，因为他不曾听闻。一个已经听闻的人，比起不曾听闻的，当然是一个幸运的人呢。但是，仅仅听闻。 或只是阅读了一个觉悟圣者所说的话是不够的，他给你启发与导引，你因而开始练习了，这就非常好。但是，假使你不实际的修行，仅仅对听闻与阅读感到十分满意，这样子对你来说就变成了。 一种虔诚信仰的游戏的，这种对虔诚感情是信仰的满意，甚至可能变成了你自己解脱上的障碍。对于已经听闻、阅读了法的字字句句，你可能感到满意的，你可能感觉满意。现在我知道一切了，但事实上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曾实修过，你只是接受的这个真理而已。所以，每一个听法者，苏达瓦，每一位已经听闻了纯净之法的字字句句这样的人，一定要开始实际去修行。到实修的这个阶段来说，这个字就是实践巴迪巴迪。 第一个阶段是理论，巴瑞亚丁。对于法一个足够的知性上的知识，叫巴瑞亚丁，再来才是实践，巴迪巴迪。你开始实际练习了，这是法的实修。在每天的课诵里，你可能已经听过。 苏巴提班诺巴格巴多萨瓦格桑古，声闻众是世尊的随行者。萨瓦嘎是指声闻，桑古是指僧众，所以萨瓦嘎桑古是声闻众的意思，而声闻众就是听法者苏达瓦。 因此，加上“苏巴蒂班 o 这个字，整句的意思就是指那些已经听闻了佛陀的教导，也已经开始走在正道上的僧众。他们正确的走在正道上，这样子走在正道上，将带你到达最终的目标，到达彻底解脱、完全觉悟的目的地。 没有实践巴蒂巴蒂，而只有理论巴瑞亚蒂，不能使你到达最终的目标。借着理论巴瑞亚蒂，借着听闻法，于是你开始了解。是的，我必须过着法的生活，我必须过着遵循道德的生活。我是一个人。 人是过着社会生活的友情，一个人是必然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也必然和家庭当中的成员生活在一起。但是如何生活呢？一个人不应该打扰周遭人们的安详与和谐。如果我一直打扰了其他人的安详和谐，自己如何能够？ 惊艳到安详与和谐呢，所以我不应该有任何身体上或言语上的行为伤害其他的友情。我不该有这种行为，我应该戒除杀害生命，我应该不偷盗、不邪淫、不说谎、不说粗暴言语、不说重伤人的话、不说没有用、没有意义的话。 浪费自己时间，也浪费别人的时间。我应该不饮酒。假使一个人试着去了解觉悟的人所说的，他将体会到戒除有害的行为。事实上，并不是在利益他人，而是利益了自己。因为每当我做的任何身体、我言语上有害的行为， 违背了众人的利益时，在我的心里，一定是先产生了无数想贪爱、贪婪、憎恶、嗔恨、自私、恐惧等等的不敬心念，不然是不会做出这些有害的行为的。只有在产生不敬心念之后，才会做出这些身体、言语上有害的行为出来。然而。 每当在我的心中产生这些不敬心念时，事实上我已经开始伤害自己了。哦，基于这个理由，我必须过着遵循道德的生活，戒律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说到实践，巴迪巴迪，实际的练习起来就显得困难了，因为尽管一个人在知识。 层次上已经了解到，有害的行为对自己和他人都是不好的。但是，除非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心，否则是不可能避免有害的行为的。也是因为一个人无法征服驾驭这个心，他就继续不停的造作有害的行为出来。到这里，这个人就要开始学习如何来控制这颗心了。 也就是说，为了把戒律希腊守好，他必须要修禅定三摩提。有时候在某些情况和环境下，比如说，当你来参加这个课程这样的一个禅修环境，从清晨到晚上九点九点半，整个禅修的课程非常紧凑。这样的情况你不会犯戒，但是。 接下来，你还必须发展、控制、驾驭你的心。于是，你开始练习禅定，这是实践。巴迪巴迪，你听闻了佛陀的教法，已经开始走在解脱的正道上了。这是苏巴迪班诺，这些是法的第二个重要的面貌。第一个巴瑞亚蒂。 这是法理论上的知识，而第二个是实践。巴蒂巴蒂，你能够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控制这个心。但是，如果你不按照觉悟圣者所要你做的，用正确的方法来训练这个心的话，以这样的专注，你就达不到第三个阶段洞见。巴蒂维腾。 body v i t o n g 照字面上的解释是刺穿、穿透的意思。借着不断的洞见，你亲身体验的实相，也就是洞见的关于你自己、关于身心现象的实相，以这种心念专注的方式来发展禅定。你开始借着跟身心两者都有关联的呼吸来训练专注。 而当修行更进一步时，你会发现到，在内心深层，早已经积存了大量的情节、种种的不敬。即使你不断的训练控制这个心，虽然你试着去避免、去戒除身体和言语上有害的行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当这些积存的不敬浮现到心的表层时， 你又再一次给淹没、被击倒了，所以你必须达到内心的深处底层，将这些不尽铲除，才不会再被他们所击倒。这就是洞见，巴迪维汤。你必须在较深的层次当中去亲见实相。有一种实相，我们叫它假名班雅迪。 只是表面的石像，它看起来是如此，这是石像没错，似乎就是这样。然而，这种表面的石像班亚蒂必须除去它，才能亲见究竟的石像。这种表面的石像就好像一层帘幕一样，只有在你除去这层帘幕时。 才可能听见隐藏在它后面的究竟实相。这个表面实相的帘幕是一种障碍，你必须借着不断的穿透、洞察而把它去除。这就是内观 s a n a 接着，我们用以下的字句来解释内观毗 i p a n a t a a 舍舍那波萨提提毗波舍那，班雅蒂，塔贝的吧的意思是去除表面的实相，去除表面实相的遮帘，你就开始趋向究竟的实相。这究竟的实相是有关于这个色身，你一直把它叫做我、我、我的、我的、我自己这种色身的结构。 这个究竟的实相也是有关于这个心和心念。我们总是说我、我、我的、我的我自己这种心的结构和心念的内容的。它超越了身心，它是涅盘。这个究竟的实相，永恒的实相，超越了整个身心的范畴。只有借着洞见，把迪维腾。 才有可能达到这个涅槃的究竟实相，也就是说，对非常粗重、坚韧的表面实相，不断的移动，去穿透、洞察它，把它分离、剖析、分解，不断的溶解、溶解、溶解，你将一步一步去向究竟的实相。 这是关于身、关于心、关于心中升起的法的究竟实相，不断的穿透、穿透，你洞察的身心全部的范畴，然后你将能够听见超越身心的实相。这种洞见 b u d d h a v a t o n a 的练习是一种穿透直观的智慧，也就是内观 （vipassana）。 它将带我们到达完全解脱的最终目标。因此，八天之中，你将听闻这部大念住经。要了解到，听闻这部经典的目的，也就是听闻理论，是为了对进一步的实践与洞见得到启发与引导。毫无疑问的，理论巴瑞亚丁是非常有用的。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知识，不是最后阶段。巴瑞亚蒂、巴迪巴蒂、巴迪维坦，理论、实践、洞见这三个阶段，涵盖了智慧的每一个层面。这三个阶段必须全部具足。这也就是在十日的内观课程当中，你常听到的文慧、思慧和修会。慧。 见大没有半念，把握那么要半念。文慧是你借着听闻而产生的智慧，不是你的智慧，而是别人的智慧。思慧是你运用的你的理智去了解、理解了你所听闻到的，但是文慧和思慧都不是你的智慧，只是你听到，认为它是合理的，如此而已。 这还是别人的智慧，这两种智慧都是好的，但唯有你再进一步达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修慧，你将亲见实相，亲见不断在发生的事实，你将持续不断的亲身体验，智慧就是这般的增长，你自己的智慧将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增上。 这就是带你到最后涅槃的修会。另一个传统同样有三个不同的术语来说明这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文字的真理三 d h 文字就是真理。对于经典的文字，人们变得非常狂热而着迷。 他们甚至没有一点了解，就产生了大大的执着。对他们而言，经典的字字句句就是真理。他们认为，不管你是否了解，不管你是否经验，不管你是否亲见过，都必须接受经典里所说的。经典所说的，就是真理。他们认为，一个觉悟圣者所说的话。 就是真理，在某一部经典里记载的每一个字就是真理。然而，即使这些文字真的是真理，却只是属于听见的这个真理的人的。这个真理并不属于你，你只是听闻的真理，对它产生了执着，如此而已。这就是文字的真理，萨达萨讲。 下一个是推论的真理。Anumana satch。现在你开始借着推论，在知识的层次上去了解真理。哦，它是这个样子的。哦，那么它必定是像那样。就好比你看到某个地方有烟，所以你认为，哦，那儿必定有火。事实上，你并没见到火。 只是看到烟，透过理智的推论而断定那儿必定有火。其实两者可能都只是错觉。第三个是亲见的真理，不觉可实见。你自己亲见了实相，对你而言那是真正的实相。一个觉悟圣者全部的教导将会帮助你。 启发你，使你自己也直接的亲见了实相，无疑的，佛陀所说的话是非常重要而有帮助的。但是，仅仅相信佛陀所说的话，并不能带你到达最终的目标，除非你亲见究竟的实相，否则你不可能解脱。 任何亲见亲证的究竟实相的人，都已经成为觉悟的人，成为佛陀的。每一个人也都必须靠自己去亲见亲证实相，才会成为觉悟的人、解脱的人。基于这个了解，首先，你将研读这部《大念住经》，经典上的每一个字，应该在你身上具足启发的意义。 应该会给你正确的引导，而当你听闻这部经，在知识层次上有了了解，但同时你必须去体验经上所教的。凡是热切希望达到解脱的人，他就必须去亲见、亲证觉悟圣者的教导，除非靠你自己去经验，否则你是不可能解脱的。这是在。 大念住经里所教导的 “sati” 这个字的意思是觉知。你保持觉知，就是你不断的在清减它。你觉知整个身体架构之内的每一个实相，关于身心的每一个实相，你都保持觉知，不断的觉知。然而，你是带着正确的了解，也带着。 正确的智慧来觉知的，唯有这样才是念住萨迪巴塔呢。巴塔呢是建立起来的意思，把觉知建立起来了。当你修习内观比巴萨呢，就是在修习智慧板压。对于巴利文板压这个字，我们说巴卡瑞呢亚内蒂的板压，意思是说。 你从不同的角度来认知实相，所产生的才是真正的智慧。假使你只是从一个角度来观察实相，你见到的只是部分的实相，而部分的实相只是扭曲了的实相，它将会带给你一些困难。所以你必须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才可能见到。 实相完全的面貌，然后这才叫做智慧，才叫做榜样。所以萨底这个觉知加上的智慧，就变成萨底巴塔呢。因此，每次佛陀说到萨底、萨多，也会同时提到三班加诺这个字。 意思是实时彻知无常的智慧。例如，从这部经典里，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经文：阿达比三巴迦诺萨蒂玛，精进觉知实时彻知无常。因此，唯有当你能够在经验上体验实相所呈现的特性，唯有具足智慧，这个萨蒂，这个觉知。 这个亲见才算圆满，你体验到实相的根本特性——无常的特性，不断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苦的特性，是多么的苦啊！苦就在那儿，甚至你可能惊艳到某些愉悦的事情。 但借着修智慧、修内观，我们就会明白这个事实：这也是苦的，因为这存在着本来就有的苦，因为它并不是永久不变的。每一个愉快的经验会转变成不愉快的境况，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苦是本来就存在的。 随着每一个愉快的经验升起，也必然对它产生执着。你会开始执取它，又基于无常的法则，愉快的感觉必定会过去的。所以，当失去愉快的感觉时，你会感到很痛苦。借着你的经验，你会了解到都是苦，苦，苦，全身上下，不管你经验到什么，其实没有别的。 只有苦，苦，苦，这不只是哲学的理论而已，而是必须借着洞见 t o n 烫，才能经验到的实相——苦的实相。然后借着这个洞见，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不断的消融、消融，而亲见坚韧的物质结构，也就是这个身体。 它事实上不是别的，只是一堆次原子粒子嘎拉巴，没有任何坚实的体性。一个人一旦达到胖嘎完全消融的阶段，就会感觉到每一个次原子粒子嘎拉巴都是不断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心和心中升起的法，也同样以非常顽固、坚韧的方式。 不断的呈现，生气、害怕、激动，这些顽固坚韧的情绪已经升起，激烈而坚韧。你几乎被征服、被击倒了。内观 （vipassana） 帮助你洞见 b o d y h a v t a n 帮助你，这种穿透洞察的智慧可以帮助你。你不断的分离、剖析。 分解、分离、剖析、分解，而到达一个阶段，什么样的阶段呢？你会发现，不管这个情绪有多强烈，事实上也只是一些小小的波动而已。不管是这个色身、这个心，或是心中升起的法，都只是维系的波动，维系的波动，维系的波动，都是无常、无常、无常啊！你讲。 事实变得清楚了。什么是真正的我呢？物质的结构是我吗？心的结构是我吗？还是信念是我？他们是我的吗？我真的拥有他们吗？这整个身心的结构是我自己吗？事实变得清楚了。我们必须使用这些字，是因为世俗惯用上的需要。事实上，并没有我。 没有我的，没有我自己，只是身心的现象，只是身心交互作用的现象，只是身心不断的互为一元、互相影响的现象。心不断的影响着身，身也不断的影响着心。心是造成身不断升起的原因，身也是造成心不断升起的原因。 这样的交互流动，不管是明显的还是潜在的，都继续不断在身心上发生。这就是我们所一直称呼的“我”、“我的”、“我自己”。于是，在经验的层次上，我们越来越清楚，身心是无我的 a n a d a 无常苦无我 a n i j 卡，a dukkha ananda）。 这指的不是一种哲学，不应该把它当作是某种哲学或某种宗派的教说。这三种特性不是只适用在那些称自己是佛教徒的人身上，而是普遍适用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你可以说你自己是印度教徒、是回教徒、是基督教徒或是犹太教徒。你可能是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或者是。 棕色皮肤的人，你是男或女，都没有什么差别。每一个人都只是整个身与心持续不断的互为一元、互动影响的一种现象，如此而已。如果不了解身心内在不断在发生的事实，我们所增长的只是这个我，这个自我，错误的自我。 我们只是对这个错误的自我增长了强烈的知取，这样的话并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只有苦、无常、苦、无我，是自然的法则。我们越来越清楚这个事实了。唯有借着第三个阶段洞见 b o d y 巴蒂维通，不断的穿透洞察，用智慧来穿透。 洞察自然的法则，因而变得更清楚了。因此，谈到萨底，如果不用不断去洞察的智慧来觉知的话，光是觉知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你只会觉知到表面的实相，而不能建立不明白什么是究竟的实相，真正的实相。 即使保持了很好的觉知，就像是马戏团表演走钢索的女孩，她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走着。只要一失去觉知，她就会掉下来。她的生命，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处于危险当中，所以她必须保持相当的觉知。但是。 这样的觉知并不能使他成为阿罗汉，即使只是须陀洹也都不可能，因为他并不知道身心里面不断发生的事实，他只是了解表面的实相而已。同样的，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舞者，每一步、每个肢体的动作，他都保持觉知。 他只是在表面的实相上保持觉知，但是却缺乏智慧。如果没有智慧般雅的配合萨蒂觉知就不圆满。而萨蒂巴塔 b 就是萨蒂觉知加上智慧般雅。我们必须建立起具足智慧的觉知。那么，觉知所具足的智慧是什么呢？ 就是在经验的层次上所体验到的无常、苦、无我的智慧，这就是佛陀宣说这部大念住经的目的。因此 s a 也就是觉知，对于法的实修和实相的亲见亲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十日禅修课程晚上的开始当中。 曾经提到有关修行上的五个朋友：信心、精进、觉知、禅定、智慧。信、进、念、定、慧。巴利文是 saddha, v i r y sati, samadhi, p a n y a 这是你的五个朋友。以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说，叫做五个 indriya。indriya 这个字的字根 indra 是统治者。 国王的意思，天界的国王叫 Indra，统治者、主人，所以 Indria 有两种，一种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根门，叫做 Indria。为什么他们叫做 Indria 呢？因为他们总是击败、支配我们，我们会发现。 自己老是变成这五个根门的奴隶，所以说这五根叫做 indria，而五个朋友五种能力也叫 indria，因为我们可以变成运用这五种能力的主人。sati 这个觉知是这五种能力其中的一个。佛陀当时的语言，这五个 indria 也叫做五个 bala 武力。 巴拉是力量的意思。这五个力量对于每个禅修者，对于每个走在解脱正道上的人，这五个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而萨底就是其中的一个，可见萨底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可能也听过七菩提分，这七个不正的，也就是七个觉悟的要素。 萨 a 是七菩提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菩提分。你一开始就要具足觉知，你要不断的保持觉知，对每个升起的菩提分都保持觉知，直到你到达觉悟的最终目标。萨 a 是这么的重要，但唯有正确的来运用萨 a 才能显示出萨 a 的重要性。 并且得到丰硕的成果，这就是你将不断的从佛陀所说的话、从这部经典、从四念住的教导当中所会得到的了解。明天我们将开始研读这部经典。今天所讲的是要让你们了解，最重要的是要不断的走在正道上。 不断的穿透、洞察，而趋向究竟的实相，这就是你借着内观禅修所做的点点滴滴、一步一步的，你继续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消融，从表面的实相到究竟的实相。因此，仅仅是阅读和听闻经典。 不应该成为你生命的目标。有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所有现在使内观禅修中心不断的展开运作的人，和未来几个世纪将继续做这些事的人，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内观中心毕竟就是内观中心，内观中心成立的宗旨。 就是要实践，巴蒂巴蒂很洞见，巴蒂维通，以实际的修行去发展、修所成慧，帕巴那玛雅班也就是你自己所测见、亲证的智慧，从最初的到最维系的，都是你自己的智慧，靠着你自己的经验，你发展、培养、增上的智慧，这。 才是这些内观禅修中心的目标。内观 s 巴 n a 是怎么失传的呢？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是，人们开始只重视内观理论的部分，只重视经典。他们因为读诵了佛陀的开示，读诵了全部的三藏教典 d i b i d a k a 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把全部的三藏教典背下来，他们觉得很满意。哦，我的生命目标实现了，并且也经由不断的讨论、辩论、争辩。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的，不是那样子的。不不，应该是那样，不是这样的。这是经过了几个世纪之后，仅存的可以看到的情况的。实际的修行没了，困惑、混淆变得普遍而盛行。 如果不实修，就无法了解觉悟的人所说的法。他的字字句句是来自他自己的经验，他不是为了教导别人而开始，他只是在引导别人。这是我所测见亲证的实相，也是你所必须去测见亲证的。所以，如果你不去亲见实相，只是开始玩着文字。 和经典的游戏，就会成为很大的障碍。因此，内观中心是仅仅为了禅修而设的。我们现在研究的这部经典，这未来的一周每天都会用到。但是要知道，我们研读佛经的用意，只是为了得到关于佛陀想要我们做什么和如何修行的启示与导引。 而实际的练习仍然还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实修，我们绝对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目标。此外，大家要了解，我们不是在贬低理论巴瑞亚蒂的价值，我们不是反对经典，我们不是反对佛陀所说的话，我们怎么会反对佛陀所说的话呢？ 对于一个依照佛陀的教导来实修的人，他怎么可能反对佛陀所说的话呢？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文字当做生命的终极目标，实修才应该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当然，我们是非常感激的，非常感激那些能够将佛陀的内观修法保持纯净面貌的。 僧众，由于他们，我们才能接触、受用到这个这么好的禅修方法，我们非常感激。否则，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它也会在很久以前就失传了。至少有一个传承延续保存了最初的纯净，所以我们才能碰到这个修法。同样的。 我们也对那些修过或没修过的人发出由衷的感激，至少他们世世代代保存了佛陀所说的字字句句。过去这二十五个世纪，从老师到学生，世世相授，他们把这些文字保存了下来。于是到了今天，这些文字还能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因为无论我们修什么。 问题也会不断的升起，这真的是佛陀的教导吗？佛陀真的要我们像这样做吗？如何证明他真的是这样呢？唯有借着保存原始纯净风貌的文字，才有可能做到。这些觉得自己有责任延续佛陀的文字，并且完整的保存了这些文字的人，他们。 被称为持法藏者，像守护财宝的人一样，世世代代十分安全的保存了佛陀的经典。我们感激他们。现在，我们将两者配合在一起。我们了解理论巴里亚蒂，佛陀教导的文字，并且实际的修行巴蒂巴蒂。 在实修当中，我们得到更多的自信，并且知道我现在所修的就是遵照佛陀要我这么修的，我用了正确的方法。在这七天当中，我们会用到这部经典。未来并不一定要每个学生去研读过所有的大藏经，所有佛陀的文字。如果有人找时间把全部的大藏经都看过。 那很好，每个字就像我说过的，都犹如甘露一般。对内观禅修者而言，字字句句都像佛陀正在引导我一样，就像佛陀正在对我说法，引导着我。哎，你应该这样修，你应该这样子来了解，它将变得清楚而具足启发性。然而，我说并不一定需要。 研读所有的大藏经，即使一个人只是了解几部经典，那就够了。佛陀说过，甚至一句一记，如果你能正确的了解，并且根据它来实践，这就足以带你到达最终的目标。巴瑞亚蒂这个字字面上的一个意义，以梵文或印度话来说，我们说巴瑞亚蒂。 是足够的意思。只要任何足以启发你去修行而达到最终目标的，就叫巴瑞亚蒂。一部经典是足以带你到达最终目标的，甚至一个寄送一句诗句都足以带你到达终点。对一些人而言，则需要更多的经典才足够启发他们达到最终目标，但是。 唯有你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在这个正道上，才能到达最终的目标。因此，不论现在或未来，在这里或全世界其他地方，要管理像这样的内观禅修中心的人，我必须提醒他们：对于这个内观中心来说，实修永远是主要的教导与活动。 而每个禅修课程晚上都有的开始，你会听到一些关于佛陀所说的话。这些话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要怎么修，正确的修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修，在知识的层面上了解这些事情，并且对目前我们所采用的修法产生极大的信心。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有晚上的开始。 为了这个目的，才要讲理论。巴瑞亚蒂这样的禅修中心，可以选择几部经典，在晚上的开始当中加以研讨，让学生在理论的层面上能够明了。但是，绝不应该变成主要的目标，否则这些禅修中心就变成了巴瑞亚蒂理论的中心了。 而成为教导三藏教典以及学生只是不断的讨论、读诵、辩论经典的地方了。只是玩着信仰上、感情上或是知识上的游戏，而不实修，将会是很大的不幸。不应该让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们要明白，从明天晚上开始的七天之中，当我们读诵这部经典。 应该正确的去了解实修层面的意义，正确的去了解巴蒂巴蒂和巴蒂维汤实践和洞见，走在正道上的每一步都要正确的去了解它的道理，才不会走偏。如果不走偏，我们就可以一直在这条正确而直接通往最终目标的道路上。 前进，而不会把时间四处的浪费，浪费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能真正走在这个正道上，唯有对这条路正确的了解。于是每天晚上我们读诵、听闻佛陀所说的话，而在实修方面仍然是一样的。现在你们正在修安拉巴那入出习观，继续把时间用在观察呼吸上。 观察气息进出的实相，这就是 study。你正亲见着实相，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本书上你的老师或佛陀这样说，这是自然的现象，一个活生生的人自然的现象。只要我们活着，就会有呼吸。 你正亲身看着这个气息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它真实的样子，不是要你做呼吸的练习，或是去调整呼吸，而只是观察着呼吸，不断的观察它。所以，当你观察的如你所观察的，当你亲自见到的如你所亲见的，你的心就变得专注了，自然的专注了。 呼吸变得越来越短暂，越来越维系，直到当气息出去，马上又进来；才出去又开始进来。你不用做什么，只是保持觉知。有时你感觉呼吸好像停住了，感觉对氧气有所需求，自然的一个大大的气息吸进来了。你继续的保持觉知。 气息又变得越来越短暂，越来越微细。接着，又是一轮的开始。你感觉呼吸停了，然后再一次，又是一个大大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大的呼吸，你就觉知是一个大的呼吸，长的呼吸；如果它是短的呼吸，你就觉知它是短的呼吸，短的呼吸。你只是保持觉知。 觉知它本来的实相。当然，有时呼吸变得太微细，你不能够感觉到这个呼吸。这时候，像以往一样，可以故意加重几个呼吸，但这仅仅是为了帮助你达到开始能够感觉自然的呼吸，如实的感觉气息的进来，如实的感觉气息的出去，如实的感觉自然呼吸的实相。 平常的内观课程是十天，而这个四念住课程只有八天，所以时间很短。你必须利用这段时间更精进的修行。作为一个旧生，在这个课程里有个很有利的条件，因为一般十天的课程里有很多新生，在好几天当中，他们仍然充满着困惑与妄想，这是做什么？ 他们不了解这些规矩和禁语的意义价值，所以他们总是不断的会打扰到别人。但是现在你们都是至少参加过几次，甚至更多课程的旧生、成熟的学生，所以你们知道必须怎么去做。而另外有件事，你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 继续不断的精进是成功的秘诀。同样的，对于这个技巧而言，继续不断的精进用功非常的重要。如果修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感觉到厌倦，就停止练习，开始走来走去，妄想东，妄想西，或者躺下来睡个觉。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练习，修修停停停停修修。 像这样，你是无法达到终点的。继续不断的练习，继续不断的修吧。当然，你的心一定会妄想，再把它带回来。心一定会妄想的，你要再把它拉回来。继续不断的精进用功，一天又一天，你必须日夜非常认真的修行。对你而言是没有所谓休息时间的。 甚至有些时间，像早上六点半到八点，中午十一点到一点，下午五点到六点，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四点半，我们说它是休息时间，其实这些也是修行的时间，要持续的保持觉知。我们说萨蒂巴塔纳，萨蒂是必须建立起来的。 觉知必须建立起来，所以你时时刻刻都保持觉知，不断的保持觉知。现在你在修安拉班呢，你对呼吸保持觉知，不断的保持觉知。无论你是坐着、站着、走着、躺着，不管你是在洗澡、洗东西、吃喝。 或者甚至当你躺下来，直到睡着为止，都要对呼吸保持觉知，不断的保持觉知，自然的呼吸进来出去，进来出去，日日夜夜，除了在深睡的时间之外，其他时间你都是保持觉知的，觉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把觉知建立起来，好好的建立起来。而当你开始修内观的时候，就要把现在建立起来的觉知转移到随时觉知无常，阿尼迦，阿尼迦，阿尼迦，升起灭去，升起灭去，日日夜夜不断的保持觉知。所有的规矩对你们而言都是如此的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参加像这样的课程，只有旧生没有新生，也没什么干扰，每个人都这么的精进用功，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这么好的环境设备，好好的利用它吧，建立起具足智慧的觉知，一步一步接近最终的目标，好好的利用这次的机会。 好好利用你的时间，好好利用这里所提供给你的环境设备，好好利用这个殊胜的法，这个这么好的禅修技巧，为了你自己能更好，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为了你自己的解脱，从一切的束缚、障碍、所有贪嗔痴的枷锁当中解脱出来，享受。 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能享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呃，的，是。 நங்கு